早年离开纸醉金迷的沃托，到了冰冷的白银要塞，继而掉进玫瑰之心，漂流到遥远的第八星系。而今，顺着相反的路径故地重游，人与事兜兜转转，几经波折，几回脱胎换骨，似乎又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。 第二星系星际总站，欢迎光临第二星系星际总站。哎呀，这一大帮避难的是哪儿来的？咱们星系第二理工大学的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还不是海淘闹的。老师抽烟吗？啊，谢谢兄弟，不抽这个。学生里还有几个未成年呢。哦，你接着说。那天突然来了一伙人，开着机甲占领学校所在的空间站，逼我们注射一种生物芯片。 说是伊甸园的替代品，但校长说体内注射需要严格手续，学校也不能擅自同意。他们居然开枪打死了校长！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看这阵势，赶紧带着学生们分头外逃。唉，大部分都被击落了。我们算走运的。我想把这些孩子们送回家，可是第二星系的航道已经被封锁了，有人在那打起来了。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先在这躲一躲。老师。 我们连上了地下网络。快快快！你干吗呀你？这不是本地空间站吗？啊！我还有亲戚在那儿。老师，首都星附近空间站区域现在全线失联。啊！不可能！那空间站怎么说炸就炸了？不行，通讯都无法连接。托马斯，这里不安全。 这么大一个星际中转站，马上会成为难民营，都是走投无路的人。卖鸦片的海盗马上就会盯上这里。怎么说？魏队长，我们撤吗？我已经向将军请示。杨卫队长，将军回复了。他说什么？白银十位，当年选择宣誓效忠的是什么？你们不记得了？请示我干什么？看来我们是走不了喽。 <laughs> 大家不要恐慌，先安静，听我说。 白银要塞，白银第三位奉上峰命令，修改既定行程，为诸位承诺最大限度的保护。除非我们最后一架机甲坠毁，最后一个人阵亡，否则绝不会放弃我们的阵地和人民。自由宣言万岁！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 p r i s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《残次品》第十二期。战争已经结束，一切亟待重建。反观现在的联盟，军费支出占的财政比例是否过高？ 军方是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控制议会？ <laughs> 《沃通日报》这时候阴阳怪气的讨论军国主义，这是在说给联盟中央军委听吗？联盟中央已经开始动荡，军委对外承诺不惜一切代价调查真相，一定要让凶手付出代价。现在连同王艾伦在内，与沃尔夫生前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全部都被停职，军委先前没有签发完成的命令也全部都被扣留。 <laughs> 沃尔夫一死，各路妖魔鬼怪都出来亮相了。 <laughs> 那王爱伦这一派的军方在议会里不是没戏了，所以有人看到王爱伦在沃尔夫遇刺后，偷偷乘坐非法私人机甲去第一星系边缘会见中央军统领。这一年年初，应该是要去找新的靠山。改造工兵团撤出第一星系，正式投降。联盟之星沃托拂去尘埃，依旧犹如宇宙中心般光芒万丈。林建恒与白银十卫在玫瑰之星附近露面，惊鸿一瞥，快得像一颗猝不及防划过天际的流星。 成就了很多版本的传奇。战卢，你在干嘛？又是一年的除夕，我在写年终总结。这一年的前半夜充满了希望和奇迹，满目疮痍的人类世界从噩梦里复苏，渐渐透出了一点活气和希望。战卢，你还记得自己是个打仗的重甲吗？时过境迁，一切都是会变的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后半夜却又急转直下，海盗自由军团崭露头角，以摧枯拉朽之势。 取代一切旧的破坏分子，成了新的世界之癌。要是当年的十大名剑都有战卢这种觉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我觉得现在自己更适合一些家政管理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工作。联盟中央的命令一道比一道荒谬，野心勃勃的中央军们开始各怀鬼胎。两起让人难以置信的政治暗杀，好似两颗鱼雷，将第一星系平静不久的水面彻底粉碎。 汹涌的暗潮让这个除夕格外荒凉。 <laughs> 我觉得战卢挺有文学才华的，歌也唱得不错，请继续。好的，等我完成后会同步至各位个人终端。欢迎审阅。别发给我。对，不用给他，我念给他听就行。你一边去，哪凉快哪呆着。总长，统帅，我们已经穿过行星引力区，绕开了第一星系的关卡。我在精神网里看到首都星了，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。 信号能不能再稳定一些？这样容易漏掉关键信息。总长，在太空飘着，您就别要求高清效果了。我托附近的跃迁点监控非常严，我们非法蹭远程信号，还得小心别被人发现追踪到。有这效果就不错了。小心点。沃尔夫的公开葬礼定在明天，在玫瑰之心的柳园中。方才给我消息，说中央军的统帅们已经动身出发，今天差不多该到了。看来王艾伦卖惨卖得挺成功啊。 他们就这么相信王艾伦？太没警惕性了吧！不一定是相信王艾伦。根据柳的消息，他们是昨天晚上启程的，一天之内直达沃托，只可能是开着机甲穿越前天。没看出来吗？中央军已经到了公然无视第一星系武装安全法令的地步了。既然来了，大概就是来者不善，不可能不带武装。中央军和王艾伦，大概也是一拍即合。 一个想把他们引进来，一个携带武装，有恃无恐，想在联盟中央的争权夺势里分一杯羹。战龙，去拿点营养膏来，我们边吃边说。哎哎哎，这架机甲的物资仓库里有牛排，看见了。中型以下机甲上禁烟、禁火、禁喷雾。工程师，你把安全须知忘在胃里了。这场景真是让人怀念。您上次说完这话，给陆校长隔了一个单独的训练室，放加湿器。 将军还会给人开小灶呢，战龙，你的禁言期限又过了。看见没有？没把我哄到手之前，叫我名字，声音低八度，让我在机甲里开加湿器，我说什么他都说好。现在呢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不新鲜了，嘴脸就变成这样。你们老大就是这种男人啊！ <laughs> 为什么除夕我们还要吃鼻涕啊？沃托利的除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跟你有关系啊？呃，白银要塞没有新年的概念，别人过新年，安保要求更高。逢年过节，反而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，对吧，统帅？ <laughs> 别紧张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们私下里有时候确实会参考沃托利，要不然容易把日子过糊涂。总长，你介意吗？当然介意啊！啊？ 可是，八个亿的新移民都在用，连静恒都背着我查沃托利，弄得我有一阵子时常做噩梦，梦见你们说这个鬼地方不好，不待了，转头就开着日历飞走了。但是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每年多找点名目，多立公休节假日，让文化部门多搞一点纪念活动，给各大商家的打折促销大战创造环境，从习俗开始慢慢颠覆沃托利。你们每月发工资的日子也记不清吗？ 呃， <laughs> 独立力不习惯吧？不好用吧？是不是觉得连自己的年纪都算不准？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第八星系这么好，行政长官这么帅，诸位还不是得捏着鼻子忍了？陆 <laughs> 必行的， <laughs> 统帅，工程师认为做一个临时的防火隔热层是小事情，所以。 我们能不能烤牛排？好， <laughs> 好，好！我举双手赞同。能量警报，应该是重甲战队，注意闪避、隐藏。这是一支满载武器的大型战队，共计一百零五艘超时空重甲。这帮中央军是来吊丧还是造反？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不奇怪，沃尔夫刚死，王艾伦被停职。 联盟中央人心惶惶，联盟军大概也不知道该听谁的，很可能是王艾伦以沃尔夫的名义放进来的。哼，我还以为沃尔夫遇刺，中央军和联盟能再次戮力同心，联手对敌。联手当然要联手，但上一次联手是沃尔夫主导，这一次没人压得住局面。各星系的中央军很可能想趁机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。看，沃托守卫军已经集结升空了，与中央军形成了对峙。 能不能想办法进入他们的通讯频道？好久没干工程师的活了，我试试啊。中央军的加密方式很特别呀，以前都没见过。应该带几个白银三的技术兵过来。哼，好了。警告！这里是沃托守卫军，非法武装再靠近，将会被视为入侵。我们是中央军，应联盟中央的邀请来参加元帅葬礼。未经特殊批准，第一星期内不得行使武装行进。 构成了非法入侵。谁说我们没有特批？王秘书长亲自送来的，老元帅生前手签的特批。老元帅尸骨未寒，联盟一些人就开始坐不住了吧？让路！将军，当年管委会逼你回沃托接受调查的时候，这场景我想象了无数次啊。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卸下武装？ 为什么不能直接从白银要塞打出去？就连白银要塞那些没用的少爷兵都愿意跟着你，横扫第一星系，几天的事儿。我们统帅是有底线的，怎么会像他们这样无所不用其极？所以管委会，沃尔夫、林青书，所有人表面上都是高贵优雅、人无人样，暗地里却张牙舞爪，上天入地。只有这位外精内傻的林大将军，守着那对没人在意的规矩和信仰。 把自己五花大绑，束手束脚。哎呀，我的将军，你能活到终局，全靠命好，把运气都用光了，怪不得你随便抽一个角色都能抽到个半死不活的。少废话，精神网给我，我们趁乱混进去。 沃托守卫军无力抵抗，正在全线后撤。展开精神网，寻找可利用目标。检测到一架沃托守卫军机甲的驾驶员和备用驾驶员都昏厥了，接管他的精神网。是，机甲对接。对接完成，所有人转移。高能粒子流，红帅小心！没事，你们先走，我垫后。你干嘛？快走！ 地下分离，分离完成。你你电个鬼啊！永别了，牛排。我说林大统帅，您这随时随地准备慷慨赴死的好习惯是从哪儿养成的？我没告诉过你吗？第八星系因公殉职的抚恤金可是少得可怜。 巨网恢复了，顶不住了！守卫军全体撤。这是守卫军新负责人，没见过，又从哪儿升上来的？以前是军装厂的车间主任吧？看来中央军占领沃托还真是易如反掌。艾伦叔叔，各星系的中央军都涌进沃托了。 星际航道和机甲收发站已经被他们控制，可以行动了。 <laughs> 这帮只会打仗的丘巴果然头脑简单，一招引蛇出洞就全搞定了。那幕后的火就交给我来点，您就操心台面上的事情吧。通知各星系的人开始行动，让我们来看看七大星系一起燃烧起来是什么样子的。是。 交班时间到，有第一星系的消息吗？目前还没有，看来要点咖啡准备熬夜了。我们第二星系距离沃托最近，按理说统帅应该早就……嗯，什么情况？能源系统怎么关闭了？不知道啊。我们是第三星系中央军巡逻队，市中心禁止非军方机甲车行驶，你们是。啊 首都性指挥中心呼叫第五星系中央军，我们遭遇芯片人袭击，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我们要被攻陷了！基地差点被占领，无法提供支援。非法入侵！非法入侵！非法入侵！不行，飘了。元帅府的安保系统果然不同凡响，比起来银河城的安保就是渣。撤吧。 别动，贝尔！我已经打开了热辐射屏蔽器。警报解除，警报解除。这是红外扫描，总长，你看周围。哇，这红外扫描也太密集了吧！热辐射屏蔽骗得过红外线，但是骗不过智能安保系统。如果刚才我们听见警报声就贸然撤退，现在估计已经被拍下来了。然后怎么办？这一波大概会持续一分钟左右，确保中间没人通过。 随后，这条路上所有的电子眼都会被激活，绝不会有死角。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只能撤退。如果进来的不是人，是机械、机器人、机甲车之类，那你靠近元帅府一公里之内都会被查出来。那芯片呢？鸦片芯片可以干扰人脑和有交互功能的人工智能。不行，联盟中央把自由军团定位为恐怖组织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当年小蜂鸟要塞的叶里夫不是在自己家里被暗杀了吗？ 那时之后，主流安保系统就抛弃了单一核心智能结构。现在多核的人工智能是专门针对鸦片芯片的。也就是说，要突破元帅府的安保，必须且只能是有人破坏了内部安保系统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不过，也许对方比我更高明。撤。 落灰了，你们真的是双胞胎吗？一点不像啊！自由宣言万岁！希望你们一切都好。嗯，第二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，请问是我，校长，不要插话，听我说。上校，他们又来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，好像一夜之间那群海盗，妈的，人太多了，我们挡不住了。芯片人怎么会？ 上校，你还好吗？快走，带着直升离开地面，晚了就来不及了！快！上校，上校，校长，校长，救救我们！学校已经被他们……校长，这里有一份来自政府的紧急通知。这里是第二星系中央政府，我是一名二代政府临时发言人，现在向所有公民发布通知：从现在开始，所有通讯暂时中断。 所有街道戒严，所有单位和组织停工，请诸位安心待在家里，听从负责人安排，等待人口普查。如果公民不听指挥，执意违反戒严令，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你们用枪指的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啊，赵院长，连你也。 第二理工大学是怎么从海盗的炮火中活下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们？校长，您对我们的误解很深。我们这不是背叛，而是选择。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的同胞过上更幸福的生活。胡说！你们这些邪教、野蛮人、破坏自由宣言的犯罪分子，你们不会成功的。我们就算死。 也不会戴上狗圈，像你们一样跪在地上苟活。芯片能让你的身体进化，它不会干涉你的生活和选择，不会像伊甸园一样干涉你的思想和情绪，它与自由宣言不冲突。芯片更像是一个身份证，用狗圈来形容未免有些刺耳。我呸！你们把人分为几等？ 下等级芯片要无条件服从上等级芯片，这是身份证吗？这是思想监狱。 <laughs> 难道你所谓的自由就是绝对自由吗？没有芯片，你平时就不用服从上级指示，不用遵守法律吗？在新世界，高等级芯片持有人给你的命令就相当于法律，通过生物芯片而不是刑法控制人们的行为。 以后再也不会有知法犯法的人，也再也不会有腐败的执法人员。你这是谬论，对，是对，没错，是你的思想太局限，朋友，在你狭隘的定义里，法律只有写下来的条条款款，保证它行之有效的方式只有处罚违法犯罪行为。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得以运行的内核，大到人生信仰，小到地域风俗习惯，甚至迷恋某个体育娱乐偶像。第二星系政府可能已经瘫痪，军队也自顾不暇了。芯片人一定会封锁远程跃迁点，屏蔽远程信号。看来无法报警，也不可能向外星系求救。身边。 又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。温柔的社会，校长，恳请您跳出固执的思维框架，仔细想想。另外，为确保学校的安全，请您尽快出面维持学生秩序，安抚大家，平稳的过渡到新社会。嗯，你有点说服我了，但是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安抚下恐慌的学生。 如果你愿意把这番话好好梳理一下，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讲一遍，或许会有一点帮助。当然，我们全力支持您的工作。总长，您是人不可貌相，我们行进速度这么快，您脸不红气不喘的。我家风水好，统帅养的蛇都比别的蛇威武。 别时的，通知柳元忠备战。是。你担心明天的葬礼？现在沃头上空已经被中央军的精锐包围了，太空方面会出什么意外吗？我担心的不是太空，是地面。鸦片芯片虽然能大幅度提高精神力，不过这么多次交手下来，我认为他们对上近些年来身经百战的正规军，并没有太大优势。他们膨胀的太快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。 也没有出类拔萃的指挥官，但是芯片人单体作战能力优势太大了，普通人，哪怕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，也没什么还手余地。现在各星系中央军统帅都被王艾伦骗到了沃托，他们明显还是太空军思维方式，以为占住了领空就能高枕无忧。王艾伦疯了吗？为什么这样引狼入室？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狼。对于王艾伦来说，这是一场里应外合。 什么叫里应外合？就像特洛伊木马，没有城里的木马，城外根本攻不进铜墙铁壁。拜尔刚才说，沃托的安保系统针对鸦片芯片做过调整，所以要刺杀沃尔夫，一定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内应。是的，怎么了，统帅？王艾伦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你是王艾伦，我们密谋联手拿下中央军，当中一个关键步骤是需要刺杀沃尔夫。 我需要你来给我开门，你会怎么想？我我会认为您需要我开闸门，才能把暗河的水送进来。我才是关键人物，但你不是。一个人陷入一种阴谋里，参与度越深，越是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全局。你打算在葬礼上做手脚，安排几个芯片人绕开安检，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央军统帅，然后立刻下令沃托周围的联盟军在太空围剿中央军。 再由自由军团出兵背后袭击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是。那是因为，你通过一系列的所谓合作，对一个前提深信不疑，就是没有你，芯片人不能绕开安检。所以，这个阴谋是从刺杀伍尔夫开始，就是一个连环陷阱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和林静姝其实是世界上最像的人。只要换位思考一下，就很容易跟上他的思路。 可是太晚了，我总是自以为是的把他看成需要我去保护的对象。其实他没有那么柔弱，我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哈登博士的秘密武器，不是吗？明天可以兵来将挡。嗯。哎，好不容易来沃托一趟，我还想看一个地方，为什么不带我看看你家？我在沃托。 没有家， <laughs> 好吧。名义上有一块地，是以前林家拆出来的地方。我和我和我妹妹，成年之后一人一半。但修好以后，我们俩都没有回去过，而且真的挺远的。我父亲喜静，不爱应酬，不肯在中央区里住，从这么高的山上都看不见。现在过去，明天万一出事，赶回来不方便。 我说的不是那个地方。校长，您的宵夜。嗯，赵院长准备好了吧？嗯，我们搭建了一个面向整个第二星系的广播平台，您可以连上个人终端接听和发言。 的公民们，我知道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们一直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星际海盗、毒品贩子。可创造历史的人，难免都要背负骂名。如今，我们是时候为自己证明了。在人类不断拓宽宇宙疆土、星际版图的时候，我们早已忘记自身进化的停滞不前。哎。 不知道当年的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去了第八星系？白银要塞，白银第三位奉上峰命令，修改既定行程，为诸位承诺最大限度的保护。除非我们最后一架机甲坠毁，最后一个人阵亡，否则绝不会放弃我们的阵地和人民。自由宣言万岁！校长，请您也讲两句吧。 同学们，是我。在诸位之前，我已经听过了赵院长的理论，他说的很多东西，都是非常新奇的事情，我以前没有想过，所以请他把想法分享给大家。观念的冲突无处不在，人们在现实中吵架，在网络上争执，在政治活动中相互攻讦。 甚至发动流血冲突和战争，而即使这些斗争无休无止，也永远只能让声音高的一方暂时获胜，无法分出一个对错。 <laughs> 就连普世价值观也会被不停的推倒重建，对与错都是有实现性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持有不同看法、不同三观，非常正常。 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你为某种所谓信仰奋斗终身，但一生到死也不明白，自己为什么会相信这个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？你说什么？白银三的朋友，你们当年留下的这条密钥还在使用吗？如果能收到，请来救救这里的师生和第二星系的人吧。 校长向外星系发送了一条信息，快去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有权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、焦虑、仇恨、嫉妒，你有权知道。拦住他，给他注射芯片。啊！死了！怎么办？信息现在无法追回了，是未知渠道。 他死了，我们一时很难追踪到接收端的位置。不用紧张，我方才已经向上面汇报过了。据可靠分析，接收终端很可能就是当年的白银十位。白银十位现在在第八星系，被虫洞隔离了，一百年之内收不到。 第三等的自由是选择的权利，选择你的好恶，选择你的生活方式。第二等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，思想可以洞穿时间空间，是善是恶，随你心情。第一等的自由是你可以忠于自己，哪怕短暂的被某种思潮绑架。 也能在某一天清醒过来，和自己聊一聊来龙去脉。